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九月流火。第二百一十集，洛寒被迫从林青霄和魔神的战场上撤离，转而拦住叶崇玉等人。林青霄那边战局激烈，风雨家帮不上什么忙。 就只能尽力拦住其他魔族，不要让这些喽啰去干扰林青霄。截至现在，魔神的气息依然非常稳固，并没有任何枯竭的迹象。那么，魔神究竟为什么会暴毙呢？洛寒猛地想起一件事，在中古最终决战时，他曾利用时间流逝，趁着魔神力量衰弱杀了他。因果顺序虽然错综复杂。 但是生与死是确定的，能量守恒，物质循环，时间不可倒流，这是这个世界的基础法则。任何时空都不会凭空出现人或物。一旦洛寒杀了魔神，那么按理之后的世界魔神就该消失了，他本不应该活过决战。但是洛寒靠了时空流逝。 他先让魔神身上的时间流逝许多年，等他力量变弱了，再趁机打败他。中间这段时限就是壁画中魔神存在的时间。历史上争议纷纷的魔神之王并不是什么阴谋诡计、天灾人祸，而是因为魔神在过去被人杀了。 他暴毙的那个时间点，就是洛寒将时间流逝到足够程度，让林青霄一剑斩杀魔神的时间。所以在远古，魔神才会好端端的突然暴毙。魔界想不通缘由，就让这一切画在壁画中，并且多年来不断举行祭祀仪式，想要复活魔神。洛寒想通了缘由，冥冥之中，他忽然感受到一种熟悉的气息飞快逼近。 那是他自己的法则气息。他们来了，原来我的法则是这个样子的。洛寒油然生出种难以言说的感慨，自己感觉到自己的到来，这实在是件诡异又神奇的事情。林清霄也感觉到了，攻击骤然变得紧密。法则到来的那一瞬间，过去未来的记忆全部回到魔神脑海。 魔神看着他们，表情顿变，他认出来了。魔神瞳孔放大，惊惧又愤怒，是你们！魔神话音未落，林清霄一剑没过魔神胸膛，随着他的剑意，魔神的影像也消失了。叶崇玉正在奋战，他听到不同寻常的声音，抬头亲眼看着林清霄的剑刃穿过魔神胸膛。 叶崇玉目眦欲裂，几乎无法相信自己看到了什么。魔神竟然是林清霄杀的，这根本不可能！林清霄就算是再强大，也终究只是个仙，林清霄甚至都没有突破上限，他怎么可能杀得了魔神呢？事实上，确实不是林清霄至少不是现在的他。林清霄收了剑，转头看向战场。 大殿中的人被林青霄的眼神吓得齐齐后退一步，他们不知道原委，只知道他们亲眼看着林青霄杀了魔神。魔神在魔族人心中至高无上，却殒命于林青霄剑下。林青霄如今在他们心中比魔鬼都可怕。叶宠玉整个人受到极大冲击。 他本意想拯救魔神，结果却亲眼看到魔神死亡现场，这比不知道还可怕。原来一无所知，叶宠玉还可以告诉自己是因为阴谋诡计或者机缘巧合。然而现在，他再无任何侥幸。魔神不是自然死亡，他被人杀了，对方是林清霄。叶宠玉的心态都崩塌了。 洛寒看着叶崇玉失魂落魄的样子，特别想告诉他，他来错地方了。如果想拯救魔神的话，他得再往前穿越好些年，一直穿越到中古决战，才有可能改变历史。现在不过是滞后的因果罢了。叶崇玉穿越再多次，也无法改变魔神的死亡既定结局，因为早在多年前，魔神就已经死了。洛寒都有些怜惜叶崇玉了。 此刻魔神死亡，魔殿崩塌，他们四周的景象慢慢变成祭坛。祭台高大圣洁，四周围绕着细细的凹槽。风雨家正站在祭台中央，背后一面鲜艳的壁画横亘整座环墙，前半部分华丽张扬，送驾热闹宴会盛大，人物栩栩如生，隔着画面几乎都能听到里面的喜悦声。然而在后半段。 色调突然变得阴暗恐怖，人物全变成鬼脸一个红衣女子被围在中央，仿佛随时都要被吞没。最后四分之一是空白的，看起来还没有画完。洛寒突然知道这上面会画什么了，他大急，立刻对凤雨佳喊道：“祭台上危险，快离开那里！”叶宠玉没法接受这个结局。 召唤仪式难得成功，他不能一无所获。或许献祭了这个女子，他们就能改变历史，复活魔神。叶崇玉也高声喝道：“大祭司，开启祭礼！”这是魔界所有祭司都熟烂于心的流程。那个疯疯癫癫的大祭司嘴里念念有词，在地上跳一些奇怪的动作。随着他的动作，祭台逐渐发出红光。 一种极其不祥的感觉从上方传来，洛寒立刻不遗余力地攻击祭台，风雨家也从内攻击，林青霄一剑斩下去，祭台光芒明显变暗很多。洛寒见状收手，说：“你来救他，我去拦住他们。”好，洛寒调转方向，一出手就向大祭司袭去。单打独斗他不行，但是祭祀可是洛寒老本行。 别人是祖师爷赏饭吃，这个祭司倒好，敢跟祖师爷抢饭吃。年轻人很有想法。洛涵出手，直接冲着大祭司而去。大祭司本来没把洛涵放在心上，祭祀这行看的是积累，年纪小的人能有什么能耐？大祭司不以为然，可是不知为何，他在继续祭祀仪式时，忽然感应不到天机了。 按照经验，仪式中如果出现这种感觉，那就是此次祭祀失败了。大祭司难以置信，召唤魔神的仪式他不知道做过多少次，就算梦游，大祭司也能完完整整地挑出来，怎么可能失败呢？大祭司可不信邪，再次加大祈祷力度，想要重新和天地恢复连接。可是这次他的召唤依然像石沉大海一般，没有得到任何反馈。 祭祀便是向神发送信念。洛寒每天要处理许多祈愿，对这一套流程非常熟练。他只需要将大祭司的信号切断，就算大祭司把祭祀舞跳出花来，也得不到任何效果。不要和祖师爷对着干，真的。大祭司接连失败两次，终于意识到问题了。他抬头看向洛寒，忽地咬破手，以血为媒介，再次画召唤符。 血是所有媒介中威力最大，同样反噬也最大的。大祭司已经没有退路了，这次不成功，他有生之年可能再也看不到魔神。就算燃烧寿元，他也要复活魔神，让魔界重回辉煌。大祭司看起来疯疯癫癫，实则本事不差。他用了血梅后，手上光芒骤然加强，隐隐露出妖异的红。这种怪才大概都有个毛病，那就是不肯服输。 大祭司执意要和洛寒斗法，洛寒也没办法，只能陪着他过家家。其他魔族看出来不对劲儿，纷纷叫嚷道：“这个女子有问题，攻击她，不能让她干扰祭司！”足足有一半的魔族冲上来，洛寒一手控制住大祭司，另一手召起五行之力，倏地向魔族攻击。地上接连不断地突起土刺、藤蔓、冰凌，将众多魔族阻拦在外。 有人想要从空中偷袭，可是还没有落下就被风捆成粽子，倒吊在半空。洛寒一心二用，单手就能拦住全场。风雨晨再次震惊，他以为洛寒是个一无是处、空有美貌的花瓶全靠林清霄保护，没想到他的战力竟然不输林清霄。风雨晨受到极大冲击，而这时祭坛开始晃荡。 上方不断的掉落碎屑，一股阴气悄无声息地围住祭坛。洛寒感觉到这股气息，立刻皱眉。死气的源头原来在这里，小心，这是真正车氏女的运气。四周渐渐变得阴暗粘稠，一队人穿着黑色的长袍，缓慢从迷雾中走来。魔族人没防备身后有人，他们以为是仙族的救兵。 本能握刀，然而随着对方走近，魔族发现不太对。这些人像是没有看到他们一般，木然地穿过仙魔双方，朝祭台走去。众人渐渐意识到，这不是真实的人，这是当年的景象重现。祭台中央慢慢出现一个红衣女子，应当是真正的车氏女。车氏女被锁在祭台上。 身上穿着和风雨家一样的衣服，然而他的手筋脚筋都被挑断，像一个木偶娃娃一样躺在地上，连动弹都不能。他们为了方便放血，甚至将他体内的骨头都打碎了。车侍女手腕上的伤口深可见骨，身体会自然凝血。每当血流不出来了，祭司等人就会将她的伤口重新撕裂，这样反反复复持续了整整一天。 期间没有任何人为他说过一句话，包括他的父兄、家人、他的弟弟妹妹。车家为了表示忠心，甚至派了人前来观礼。他并不知道魔神为什么会消失，他甚至不知道魔神长什么样子，为何所有的后果都要他来承担。车侍女不甘、不服，也不怨。他终于死了，死得漫长又痛苦。 在她死后，车氏女的血被混入染料，化成壁画。车氏女生前不得善终，死后也无法安息，她被困在壁画中，无法投胎，被迫日日面对她殒命的祭台。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集更精彩哦！